าดูสาดูอมิทอฟอจิเลปายนี้ลังไอเก่งกิเวมิงแกตุสีตาตาจิตดูลังขีดานะเตราบาได้ดานะนันชวนในดานะคาเจนี้อีหลังสูหูปันติตาเตอุเลียมอปิงอันเก่งหอลังสวยจิเลจิเลเวสจินะยอกินเอตตัดลังเทียเตียวนี้ตุสีเกียวโจอายุวานโนสุขัมบาลัง so ayu vano sukambalam to si 啊，布达一点声就主要是做大那了，伊那就爱如何啦？伊爱如何？伊就背背念阿尤万诺苏堪巴兰，所以今日咱爱再看，哈利诶话阿尤万诺苏堪巴兰是得了维加出来，伊就是大起达玛巴达诶 verse number one zero nine，所以达玛巴达诶 verse 一百空高，卡定路人会晓诶事会使开来读。 kana hale chile verse ni ko ye ko su lai bi ni tôi cả lăng chính ra chỉ hàng liệu因为今年子咱搁再接落去，咪讲念经的好处，念咒的好处，念佛名的好处，the benefits of chanting。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acy of chanting. Solo lang asikong sama ba kong kwe BGAC sieni kusiko tampo liam hut asil liam suta can tampo suta asil liam tampo jiu asil liam iti piso umani pemi hong liam lia e tantiu hale jing tantiu hale jing ne lam bam bam jip hale ting so lang tantiu peace of mind calmness of mind we lai ni lu titi liam lu ki to si tan the real stillness of the mind 啊！是咱对咱诶八千度来讲呢，咱人啊是念佛，啊是念照呢，咱谈 right mindfulness。right mindfulness 就是诶正念系落去一个 object。了，未来到培养談到伊诶正念，伊就慢慢坐到特別嘅八千度，就是 right stillness。so stillness 就是讲伊正甲无半项動動，咱诶六根清净啦。 目睭盖掉，无看物件；，还是你敢若用呼吸管，咱耳仔本盖掉，无听着物件，无担着物件，身躯本侪条。所以，也是讲，如果是少惊绳呢，有身躯有震动，如果毋是叫三物三物的个。 cũng không chỉ kyo right stillness ko isi là lang kyo right mindfulness vì lúc tôi chú ý, to be chu i lui kha chipo khi gya ki chipo chipo gya lo so lúc à chỉ still kya sien ko chỉ right mindfulness so lúc no hang tôi be phối hợp khi lại, ai phối hợp khi lại, chỉ lý number seven tỷ chi để phát triển tổ ai bàn bàn u liam trò với lại cả lại chỉnh lại, so, lại. So, so, lại. So, 錯佢要，要佢無，from cost to fine，fine to nothing。所以唸誦、唸招啊，還是唸經，亦都可以做住嚟。Right mindfulness 嘅 method。所以帶去呢邊呢，前兩排我有講了，講古天龍八部會帶去天頂，可能會聽到你唸嘅經。 你念咪咒，因为呢，伊人过路在去顶面，看听到一个人的心解清，无烦恼，无贪嗔痴，伊诶 five hindrances 跌落去，也是有解无，伊念诶心诶清诶经，会会动着，哈咧天龙八部也是在去顶面，了过过土公地，明在，佮叫声离婚。 tolong anumodana asi rejoice sadu sadu sadu thantio happy si e khwa hi sim lai hawa hale kongte thia king e kongte leo an cho khoan kong a kenaji kenaji lan chap lo khi kong liam king e kho leng ni e thantio hami min kya so chile ko su chin cha yao kin ni à, a e te bak to si kong lu asi u liam king ni 可能你会谈到咱个无好个业，也是要拄着伊会可能保分下个业去，也是无可能会怀疑无去。咱毋知到底是保分个业，还是怀疑无去，咱毋知啦。特别伊有帮忙着咱带去这边，迄块店声呢有一个有一个内修行者啦，两内修行者呢带去修外道教个。 养老诶，真啊熬修行，那一个呢，就修到会使讲谈掉伊人家己外多交的需要的谈掉啦，可能是心痛啦，还是虾米？了一个朋友呢，修到半路了，就拉萨讲，我一年交我国爱多点还数，还数就是讲 go back become a householder，啊，那是讲出家就是 become less life。 become a r e n u n c i a t i o sramana。那伊讲我被还俗，因为我无在条修，我无在条修，我还俗了呢，伊就有娶某，那生一个囡仔起来。是讲路人安尼款咯，大家刀拢有一个囡起来诶事呢。你安怎做啊？那大家带来拜访类老朋友诶款咯，所以就带一个囡仔，细细汉尔，都来拜访一个。 即个伊老朋友伊老朋友会使讲首先我都交本是真人成功了咱迄带点声呢伊本做单啊互我都交互伊朋友咱抱合咧时伊惊来互伊看咱较尾时食饱饭了先甲出家人安尼款咯食饱饭了呢本是爱回响淡薄咱也是有迄个因缘著讲淡薄伫伫诶经 所以都开向的时呢，伊都甲哈利吉娜的爸讲，阿尤瓦诺苏甘巴兰，如何我给人只达那的物件呢？我爱讲一句，阿尤瓦诺苏甘巴兰。อายุวานสุกัมบาลัมนี่ตัวสิฮามีอีสุนี่因为ลูกกองย่องว่ามิงแก่ทันเจ้าว่าหลังเจ้าแล้วนี่ว่าหลังโจจิเลชุ่หล 做一个修行嘅人，homeless 嘅 n 先，我諗都未 wish to 嘅，未使讲安尼白白食了，白起去了，讲拜拜，未使，都爱讲一个 a y u vano sukham balam，就是讲如何我食，如何着我係咩物件呢？为着你一般嘅饭，我攤食着呢，我趁嘅生命较长淡薄，所以就就是叫做 longevity。你看啊，是讲咱人无食着半行啊。 無論到追呢嘅規則，嗰度是黃身料、紫去料。We will die，you know，if we don't have food。And then if you don't have water，even faster，you will go and have your death very soon。Face your death very soon。So longevity，到時講等退休，攞嚟攤掉，还是攞嚟供養，還是包施三皮飯何人食？蛋啊何人食？第二行呢，攞嚟谈掉，到時 beauty。 beauty 就是讲，咱人食着了物件呢，有排对面有虾物，咱嘅身躯会高着咯，面白潮，看了好看，红个有排对面有宝，这是第二。第三呢是自然，阿毛们会晓诶，咱会谈着 happiness。你看这个人呢，食饱了呢，心情较侪较好诶。那阿毛讲，a hungry man is angry a n man，即个人较侪晓诶是呢，身体较无好。 所以阿是要讨物件呢？第二就是呢，食饱了卡讨。囡仔也是要家己爸爸讨物件呢？较快互伊爸爸就还不好意思。吃巴拉卡讲爸爸爸爸，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别，你讲 happy 同步对好路了。第四呢，就是叫做贪着力，所以食饱了人比较有力，贪做物件。所以因为你后方出家人食物件，贪着长回寿。 面较好看，面色较好看，有维他面落啥物我人食饱了，本食光，心情较好，了有力谈修行，即个事项我人谈到呢，我人特别回想互路，所浪在岛也是去哪呐呢？去南传的 temple 去活的维州哪呐？较济呢，伊舒服，达到有念一个经，伊经得背住，都是阿有瓦恼，苏堪巴冷。所以伊这里。 ชุกแก่หลังอีตัวเลียมหออีปิงยูโลอีปิงยูกูจ้าไก่สิวเฮงแปะแปะแต่พิธานขวัญสู้แล้วอีไก่กองอายุวันโนสุกรรมบาลัมและอีปิงยูฉอยอีบอคีอีวงไก่กองโฮโฮโฮลองปอซีกองย่องอีมิงกะเกนันจีสนะกรรมเสียลูหลังอปุนวีวิชลูอายุวันโนสุกรรมบาลัมแล้วอีอังกาบอกไก่เชียวเชียวว่าทันเตียวอันในควันในโฮยเบลซิงแต่พิเก่าไก่อีกินาบาลุกุยขุยเนี่ย 伊看到伊该笑笑，但伊无甲伊讲，阿尤万诺苏甘巴南，伊都拉啥奇怪咯？咱拉啥奇怪？做一个阿嬷，做一个阿嬷甲阿爸，但着起一烦恼的心，伊都问遐个老朋友、出家人。伊讲阿弥陀佛，无 wish 我惊，阿尤万诺苏甘巴南，你无 wish 长发秀好看，看起甲有力，有一个精神。伊讲因为一呐 sorry，我有才条看到。 讲累即个囝呢未大真阿久，可能个过亲戚年都是亡身了，伊命真阿短呀。那阿爸甲阿妈都去烦恼寺庙。They have worried faces。伊讲：哎哟，伊伊鬼即个关咯。伊问伊咯，你出家人呢？我都教伊讲，我是无即个功夫通解决即个问题了。 I don't know how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ลูเบลุยกี้ต่อยกันลาวบูโคลเนี่ยว่าสิสุยเตียวอีกชิจิตตัวเบปัสเวเนี่ยตัวเบวังเซนเนี่ย你讲，特别你会使每一个遮出名的师傅，伊都是名布达、悉达达，啊，咱都是叫做咱的世尊、孟加瓦，咱叫做释迦牟尼佛。伊们是在我我呢这边，也是方便你，嘛在路人去做单啊， 做到哪了呢？ส满意啦，伊是智慧不可思议，就是叫做 incomparable wisdom。The Buddha has incomparable wisdom。คนเหล่านี้อีช่วยจะได้รอลายกายกว่าลุยจะได้บุญเตลุยเกียอีเตเมียอีบุญเตสมมาจากจาจาคีนี้อังกาบอตัวไกควายคล่ะบิกสาลองอันหนคนนาสิขี้ลายาจาตัวบิกเลยอามขี้โจดานาแล้ว และโจดานนาหอบูดาและตุเทียบูดากองเกงถ้าตะเต้าชุดแก่หลังนี้ลวสิอุกีหุยโจดานานี้อีปุนุขวาปุนุกองเจริเตัมโบเตเตเกงเบขอลู่จริซิมสิวเหงสิวเหงหลายแล้วแสนซีแล้วนี้กาตัวเขาลู่ตัมโบเบลซิงเงอ่าเวตุเลมหุยยังเกงอาศิลมอีดังเมสุใจอีเลสูหูละและปีชวนในปุนุลังเอหุยยัง 上下了烟烧三将煮烦恼还是哈咪啦。所想想诶，糯糯饼，本是有人个回向诶辣，回向诶心。了第二呢，伊就加牡丹，都回向了了，牡丹本是想加哈勒阿爸公阿有烦恼苏干巴兰，啊，甲伊无伊 m i s r e s 不讲阿有烦恼苏干巴兰。了呢，甲伊孙咧看着笑笑，无讲半项。 so กูใจเสียงฮาเลปอาปาตุคิดจึงวัญโลซิมอิมยบูดาบูดาวัยเกี่ยมสุติจีเต้าเลี้ยวาวาไหลจิปิงเลบุมบุกองอายุวานสุกัมบาลัมลุตัวเตียมเตียม อีกอิงวินี้ว่าขวัญเดียวลุยเกี่ยนี่ก็แก่ชิจิตเนี่ยสิบเดียโกแล้วพัสเอาว้แล้วอายุน้อยบีนี้ตัวินัเกซิมบูดาอุจเลเวทันซอฟจเลโอนะบูดานี่สตัวอันนี้วัน they can, of course, use his psychic power. Chochele lang si si alohan, asim si alohan. Bo Buddha kong esai show psychic power ni, lu si show psychic power. But the Buddha himself will use his psychic power to help you in order to inspire you. Halu chile sim siu heng, halu uchile lo kia. So Buddha kong uchile lo, ikai kwa lu ibunte,

去一个 temple，有一个位可以做啊 purify，为人叫洗 l 河啦，係咪咯？So purified session，我要做一嚟哈病呢，行落去見到中央嘅位，然後呢，我會外忙上嗰了做 parita c a n t i n g 平安静。啊，伊讲一嚟呢，有嘅呢，可以見佢一个关，佢一个夾，一个夾鎖。所 o i this may help. your son to overcome the short life problem that he is facing. So in yalo, i pagama to si tui teo Buddha wa kia, kau hale tiam siang sini, itu set up sa sile canopy and a kwana, sanga sile umbrella, a kwan, la he i kia ki tiong ng, แล้วบูดาตัวพายเย่ต่อเตกันแล้ว seven day chanting ชิดจิตเกี่ยวจิปายจิพายต่อเตเหลี่ยมเก่ง seven days จิกวย 意思是讲，布达系大地安尼坐一季，秋轮伊叫贵嘅去念经一节，下了第二节佫再叫贵嘅去念经、念平安经，乱人了叫巴里达暂停。搞搞第每一节的意思呢？第七节的意思呢？还是对达玛巴达的棵树来讲啊？哈，哈哩棵树呢？老人家在打，布本身第七节的意本来念经。 所以这就是讲话人讲布达无念经掉的，还是你对这个达玛巴达的 verse one zero nine 呢？咱的世尊，咱的巴嘎瓦，伊本巴去念经，伊本去对人念平安经，你是对他咧讲事讲呢？That night they have a whole night chanting，念个鬼咩？特别我阿个布达无对念个鬼咩啦，but the last day 呢，又伊到底个了念个鬼咩？ So that's why lu kuat we temple kaki nanti ni sehingga suka cupan all night chanting. Kui me elam eh king lai tan kyu ping an. So that's why what I feel that jele kosu ni to see eh a hotel. Lalang a eh history. Why? Lalang u all night chanting. À, sáng ngày mau thắc quỳ à chăn trai có số, ý lịch sử, ý siêu hình ý quan, cái ý 甲伊倒地，安怎款呢，伊达到两行诶，一个是叫做 All Night z 定，伊店，伊 months 要被念经念个几暝阿妹无通困，了嘛，再再起来呢，点声到。搁再去打八，了搁再 start 几几日诶，program 呀，搁一个是 All Night Meditation，实质就是你要在啊餐差诶车有下载物件，所以 All Night z 定做了，七日两经过了呢，无事了哦。 และเจียเหลี่ยมกิงเลี้ยวเลี้ยวกะเลี้ยว end of ceremony หุยหียงเลี้ยวไอสีบูดาปุ่นหุยหียงบุยบุยก็ to the boy ฮานาบอลุกุยหุยเนี่ยว่าแกนันจิตหอยอายุวานโนสุขัมบาลัมเยซูสิก็เจเลกินานี่ปุ่นทันเตียวอีหุยสิวกะเติงปุ่นสิทันเตียวอีจงยำเซียง fully adorned handsome และปุ่นสิทันเตียว happiness because ลังลัง 有有有念经，劲，达谈达到 happiness，那本是有 h a strength，有 hard 力量，达到老了。所以你对你个数来讲呢，哈利·吉纳人家未来这个一百二十岁哦。哈利·吉纳呢，伊就是一呐出名咯，伊只卡一百二十岁。OK，了，安照做呢，让杜会问不到了吗？不打不打，安照伊只卡一百二十岁呢？ 如你讲伊只个安尼过去，古早了都讲未呢。伊讲因为呢，只只呢，night 站顶甲 Seven Day 巴厘岛站顶两经一拉，会求着只那这项。所以这项会求着，意思在讲虾米物件？伊讲因为呢，即个囡仔呢是第一名呢。伊第一名因为虾米事啊？伊第一名因为呢，伊要冲到。 家家子里冤亲债主。 伊有撮掉即个冤亲债主，咱叫做冤亲债主，也是卡咪 credit 啦。有即些时，你勿做唔掉甲伊。伊有即个管一时来甲你惹你个命，也是害你一个大个问题啊！虾米物件呢？哈，你有人叫做冤亲债主。伊讲，伊有甲一个冤亲债主结一个缘，哈，冤亲债主呢，即即些呢，伊要来惹伊个命了，伊要来。 家的名呢，所以他哩他那点声是伊的歌色，变来家的名了。伊是真啊恶诶，会使讲做一个红光本啊，特别这是派生地红光啦，咱唔敢叫做，咱唔敢叫做阿苏啦，可能是一个雅家啦。伊真正恶，咱有管来举迄个囡仔的生命，因为迄个囡仔有弱势，有欠伊了诶。所以国家日子咱做来讲，国家日子呢， 伊要来掠伊诶性命，伊本是红光，咱带去红光诶世界，那你看鬼诶世界甲红光诶世界差不多像诶，鬼本有本管家中，本有本我较有力，我较大，我会细力甲巴。啊！我是高即边诶区，你是把你来，会着无理。伊讲红光本是相，迄是不达讲诶。 伊讲即个阿呀差呢，伊是无讲真啊管的 standard 啦。然后呢，咱人念经的时，咱有请红光神明落来吗？啊，拢有念红光神明的经，咱人有请红光落来，那个念巴日大站灯。所以讲，我人请了伊经，一日一日直直行，毋是念短短的经哦。我人有念大经，有念一些种的经啊。 我人直直念遐咧经诶，毋是念短短，伊讲真啊济红光直直落来要来听。咧红光呢，人本是入来时呢，大家即个遐咧遐咧加诺比位要来听呢。红光本是对 standard 行诶，啊是讲较大红光来，伊关较大过女尔，女是较细红光，你家己本小本分了。 你搬白起来，按查你一下，排一下，那都猫哈你个大红光入去啦。上个看看戏大安尼款啦。住有个关呢呢，就坐 A class；住个假呢坐 B class；那科卡家们呢，上古早人看去叫 A、B、C 的 class。咱住小就无假的呢，就坐 C 的 class。所以，已经两无断七日哦。 所以白了等你想看啦搞个七日的时家里诶昂公嘛站嘛站来呢对方甲惊咱人诶即个压差呢伊是真正无 standard 诶咯说逐逐你直直入来入来入来伊直直排后尾后尾后尾后尾直直绕绕绕绕甲伊无趁遮正入来来看下你囝仔的面 所以，直直摆个后尾人讲，摆个真正长起来，上个人讲，咱爱讲变脸，袂是摆个安尼长起，交个尾尾，无你机会通看着，你无机会通冲着迄个囡仔，无机会通互一个磕死在去个个囡仔，所无通因果，所袂失去。所以，无搭讲，就是因为呢，伊是真啊西方个的眼光，了伊无这机会通面对面看到迄个囡仔。 伊排队甲是排买，搞搞买来是安怎做啊？搞搞买来是伊力煞无去了，伊袂做下个囡仔了，暂时袂做下个囡仔了，因为因果未熟，本是爱看因缘呢，爱看点声，爱看地方，啥规矩食安尼款咯，规矩食个时，伊会拍卡落落来，你会寻着，那可能也是你无寻即到尔。 如果在等个几年啊，安怎搁再看新的磨起来，新的枝起来，搁再看伊安怎款做新的规枝来拍甲落落来了。所以这是看因缘。所以虽然没有人卡玛是安怎款来，卡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So you know the ripening of karma is also take will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ime, place, and then the the doer and the receiver must be there. Like if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 do not match well, you have to wait for other causes and condition to happen. 啊，所以因缘说因缘灭的物件，就要看点声，就要看地方，就要看两个巴底对冲的巴底，目愈愈甲会摕到愈袂的物件。啊，所以呐，合集的啦，因果的物件。啊，你囡仔 ah, 吸掉了，虽然没人看，后头咧，因个鬼说个无人知，伊是暂时无说，只是可能，哈咧也查讲我被对付了，伊依然无在的好，我见汝一到了，特别后头后时看安怎，我阁会见着汝，阁来甲汝 claim 我应该摕的物件。So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life。你若是对咧，光说听呢？ 或者係佢嗱大行起來咧，嗰時呢，一般有上上嚟供養人嘅世界摩尼佛，and the w h o l e sangha 啦，人講嚟做 dana to the sangha，the Buddha and the monks all are considered as one sangha，Ilang i sangha of monks and nuns，Ibu bak 一般不嚟 o dana kui. yu Nga t 過，我 tiu Buddha kong king k u 經過，a Buddha kong kong yong lu 講路供養，我好順從。 elderly 出家人，较大行过路嘅人，有即个共用嘅心、尊敬嘅心，汝会佢哋会談到 I l 万 v e y 巴 u n 毋知，但係伊嗰是在街過，每来听到忽講緊即个物件，听讲伊談入伊果啦，伊接頭蘇打班，伊談蘇打班伊即个入到飽，咧 at the end of y life，佢哋會到 fruit 啦。 อาศัยกองยุทธันติโสตาปันนี่ฮามิสุลลังกาเลวไอไออุจเลโสตาปันเอลัะอิงมีอาศัยลูกันทันติโสตาปันเอลัะนี่ลูกตัวสิก็ชนหลักสีเนี่ย you still have to come back for another six lives not seven life this life ตัวสุ่ยกี่ขีแล้วส่วนหลังกองก็ six more life ลูกตัวไปก็ชุสีเตเจละโจลังอ่ะโฮโจเดวาอ่ะโฮลูกก็ six more life ลูกตัวสิเซิงสิีก็โลหะเนี่ย 阿是汝谈这类所打扮啦，入到伊头一个过年啦，都真正福气，真正好了。因为呢，对不起来讲呢，汝会真正即卡嘛呢，被识了。阿是讲汝卡嘛呢，咱无入一个路行的境界呢，咱的卡嘛呢，毋知几时会倒转来找咱的。阿是汝是一个诶，会这类倾偈呢，汝免烦安尼做了。 如果存利师来还你元古呢？唔是讲加了就俾还，那嗱元古只就不唔是讲特别加了特别还，特也是如果會傾計，會使讲只阿这卡咪 become frozen，但係在去商房顶面尼，别过来找你叫你行了。所以人是希望讲，因为有入到一個嘅境界，即个相差会会差伊嘅即个啊啊嘅输啊。 伊明免互伊拄着了，所以即个故事都是互人知，咱念经真正好诶。啊，是汝点啥路垃圾讲，我有存几个字呢？Of course，第好就是会借钱，借就是第好。无在调借，at least 念淡薄经，淡薄书读。咱啥人讲嘛？有路问我，哈咪经第好呢？第简单路个伊念哩，就是咩呾书读。 metasuta tu si ta kiteravada la sikola yang mahayana style tata king am toi mahayana we te suka tu si the great compassionate mantra tai pi chiu so che no no le tu si tai piao compassion ka meta meta suta balula si cha cha liam 3 minute tu liao liao อาจจะรู้ลังไอโอไตปีจิวนี่ไอเอาปีแล้วไอที่มันบวก3 or 5 minute ปุ่นเนี่ยเหลี่ยมจีเราแล้ว so เอเลียมตัมปุกิงเอเลียมตัมปุจิวไลจูลังเอ surrounding ชิงคีที่ไลนักคาติงกาไลเจลุยเซียนนะอาศัลุ่มไม่ว่า้ามิสิเตโฮยก็สิเจเซียนเตโฮเองวีลุตัวเบฟรอมชอคีอิว so เตโฮตัวสิอิวจะจะเจเซียนเตโฮแล้วอาศัยลุ่ใจแต่่วาเจเซียนนะแต่เป็นไรก็แล้วเอ้าเจเซียนในหลังนี้ 是安怎讲讲人叫做好呢？因为伊人一个会晓做禅的人，伊人是观世达达到坐禅了的。伊人一个也是讲看目睭了啦，伊人一个就伊人会禅了的。这正真那会晓做禅的人呢，伊一个看目睭了，伊呼吸都是调调了的，未过走无啥人安尼。 嗰晚我佢出嚟下，我係窗開在打窿下，佢垂波個，為咁佢望八棟，再俾望下到啲 spot 嚟嚟嚟，即啲旁边旁邊個，一陣坐落去，冚唪唥就，一到佢即是靜落嚟了。伊個晚上自然啦，以後咪嚟垂啊喎，因为伊人嘅心即係就落去沉下了，伊人個崩嘅落在然跌，啊，人是因为无在條崩落物件呢，能夠夠上当上西，所以这錢都是最好。 特别，真啊少人有在条谈那款的功夫，人家讲你问我看，也是讲有人往生请听书去啦，人爱讲人死了，爱听书去念经啊，这恰地好的经是在啊，人家了在条在线去阿平啦，咱坐个了坐落去讲，啊，我买念经诶。我白白在调是 skill meditator，我果在条坐了本在条坐坐下来都听落去了，话呢，咱规个 group 起呢，话一落就啊包咯。 也是咱在到一点点一点钟。啊，家讲 OK，拜拜，爬起来回向伊当咩？也是元宵三中祝完咯，看律师甲阿咪，那家讲 OK，拜拜，我转啊，这是第 idea 了，最先来。来来了来来啊，回向自省白白来谈下咧功德啲管嘅功德，咱回向好下咧往生了嘅，那可能你往咱嘅 energy vibes 啊，大去自省嘅定嘅啦， 一口卡一口卡一倒下来往生了诶。因为看到 you are doing the best thing which is mental development of bhavana taught by the Buddha。所以是论梅话最好都是这些。但是知道的是，阿参布巴讲一个故事给我人听。伊讲一日的时，伊人捌一醉啦，一个故事，伊人搞了 yogi 这些呢呢，请一个禅师。 m e m e d i t a t i o n teacher รายกะอีหลังเจเซียนอันนี้ฉันเสือรายกะอีหลังนี่บุเชจารายกะอีหลังอ่ะเจียนจิบไลเนี่ยฮะกี่แม่รีพอร์ตชิดเต็มปอนเจเซียนอันนี้ฉันเสือสิ meditation t e a c h e อาจารย์จริงจังเขเรียวอ่ะทีเจเซียนก็บุกที่ชิดจิตอ่ะแล้วก็หลังตั้งนี่มันจะคุยสิขี้เราไปกล่าวว่าอันจอดเจเซียนฮะว่า this the first step ฮะ present moment น่ะฮะมีการแล้วชิดจิตได้สู่เจเดียวบุกี่ไรวะ 搞甲七日柜啊，坐地甲了，学生甲了，要佮辞了戆戆，等甲七日甲甲起来，伊讲哈，我来倒转来啊，我我甲人生了袂，来伊啲学生甲了是袂晓诶，就讲，哎哟，我叫你来即边七日，你无开喙甲我物件。 tapi gawe ni kalau yang sadu sadu sadu因为伊都小路地好 example chi chi 了嘛，伊来坐了无叮当，搞甲刺激过甲开目睭，伊在到坐伊第深的先，都是地好的角度啦，伊 e, e live by example. example，就是因为咱无在到 live by example e chui, 呢，咱无法。特别开人的嘴，用 right mindfulness. mindfulness。所以，如人无在调谈到定力、samadhi、samatha

行善、念咒、念一地比索啊，念你 suka favorite 的经，大ฟ咒、心经、รัตนสุตาความลูสุก k แล้ว build up your confidence รู้จัจิงรูหลายรู้ build up ด้ยซาดาด้ย confidence ด้วยสิเนลัตัวคุโป้ขวัดโป้จงโป้อ่าแล้วเจรู้หลายเจแอแล้วชุนลก็ใจหุยเฮียงก็ใจ reflect ก็ใจชอตัวตุ้ยแล้วลูบางบานก็แปะขี้หล 收入越上升或下面，所以你看倒幾時先可達到？我講，隨即先起來，唔係即下爬起來行。要知你家己倒轉，啊，你快先縮佢再翻倒轉哦，唔好你爬起來。首先咯，你先起來，from 你面前，唔係爬起來，起來再再起到佢你面前，recollect yourself，five or ten minute or meditation，然後。 recollect yourself แล้วมันบานกับแปะขี้ไหล so ก็อันชอตัวไปตุยฮะเลสเต็ปสันตังมีว่าสัวเวจีกับ the fourth jhana ลูเบจีอันจิ fourth jhana บูดาอุกองเนี่ยลูเบทัน the fourth jhana ลูปุ่นเตียวคี first jhana second jhana third jhana and fourth jhana so 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งแก่คนเล่นโบเสียง maybe lu si je form jana chin ja expert lia we lu che educate first ma ku na tu na ma ku na three la ka ting lu che kui tam ching toy ke lui number four lu te su ka e so lu pun te pe kwe one two three four la be chu lai ni pun be che four la pump chu lai be i china yu i pun te be four three two one la ba lu kai tai to tuin chu lai from ye jing la pen cho rough to tuin so yêu 都被都对去错，那个都对去路，会日常生活，这是真正节省的路，未只爱只去整的，爱过下的路。Skill e e meditator use a very short time. Unskilled meditator salang anai e kwan bong bong kia bong bong long ini à ah, calling to be testing ka che la lia lang e cho e lo bam ba na calling ko to kia ram po ko che do to ko to ခီလိုင်းဟမီကလာဟောစင် exercise way လမ်ဘမ်ဘန်ကဘီချီတူတွင်းဆိုစီလမ်ဘမ်ဘန်ချီလန်ချီလန်ပွေယောင်လန်ငယ်လာတဘီကအန်ချောပူနီလူလူလျမ်ကင်းဟမီကလျောင်းဘွန်းဘွေးလိုက် I try to jing for 5 minute ဟာလူလျမ်ခုစေအမ်ကချင်နာဟိုလျောက်ပွန်းကျင်းချီလီဂျီတောင်းစင် feel the peace of no sound ဟာ we call it the sound of silence ဘိုချီလီစင်းချီလီဂျီဘွန်းကော bàn bàn, các mà khui 咱慢慢甲国再念佛倒转，咱慢慢久国再开你目睭倒转。咱 of course, lăng lăng course，咱人有学佛的人，咱有 right view, lăng cho à, số chế năng bị view，咱本有回向的力，即个甲了会助人。啊，所以这就是今日日要讲 about chanting, all-night chanting and paritas can sometimes help us to postpone our karma from ripening, ripening，有益好处。 咱未講哇念經是唔好嘅啦，唔對嘅，咱未使用安尼款講。所以後禮拜呢，我同班班講節儉生活嘅名詞。阿布朗達達道講：The Buddha teaches how to have a good, happy life in this samsara. Buddha 唔係叫你節節貫，破病破病，西雅瑪拉沙提阿蘇巴哈米，Buddha 不怒克狼，不嬲節儉生活。 安怎款贵？所以 next week 就比讲简单里面，就转。那姑姑搁在动闲，搁在讲咱人诶，淡薄世间安怎无得，甲咱安怎料理咱诶生活，咱诶 life 来叫这世间。OK，三多三多三多，阿弥陀佛。